之前咱们讲啊，这个法国呢，在德国摧枯拉朽般的这个闪击战打击下啊，骄傲的这个高卢攻击顺利的就投降了。这是自路易十四大帝时代以来，欧洲陆军第一强国啊，当然了，这不能算俄国啊。 呃，这个欧洲人，尤其是西欧本身，也不拿这个俄国人呢当自己人啊。他们觉得他们跟蒙古人是一路货色啊，剥开俄国人的这个外衣啊，这个剥开他的身体，每个人每个里边都藏着一个鞑靼人的灵魂，是吧？那么，法国在一战的时候曾经成功拖住德国四年之久啊，北部的这个本土都打烂了，但是呢，仍然坚持到了胜利。结果啊。 二战中，在德国机械化装甲兵配合空军狂轰滥炸的闪击之下，是吧？直接就闪瞎了啊！六个礼拜，放弃抵抗啊，这个安然谢幕啊。但这个时候呢，就是感觉似乎大概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啊，因为参战的都是陆军跟空军呢，那法国海军干嘛呢？前面咱讲啊，一九二一年。 华盛顿海军条约啊，英美日法意海军的主力舰和航空母舰的比例五比五比三比一点七五比一点七五，这一条约基本上奠定了列强的海上地位格局。日本是这个呃，宝宝很委屈啊，因为这个很多呃在建的大型战舰啊，比如这个加贺级、天城级都被拆毁，甚至呢就是被迫。 转型为航母，法国跟意大利还是很满意的啊！别看这个给的这个定额只有一点七五啊，但这份额当时都没有达到啊，可以接着造。对法国来讲啊，高兴是高兴，但是有问题啊！什么问题呢？钱不是问题啊，问题是没钱，是吧？有钱男子汉是没钱汉子难啊！一战西线主战场是在我们家打的啊，打的跟外星系似的，主要工业区都打烂了。 让我建海军，这有点太难为我啊！你看人家意大利啊虽然打仗怂点啊，没别的毛病，人家国家没被破坏呀，啊，基本上都是一出国就现眼，一现眼就跑回来，是吧？经济也没有太大影响啊。意大利在这奥地利战俘营里待着，是吧？还得养着他们，这多爽啊！啊，所以人家就能可劲儿造，是吧？直到一九二六年啊，随着这个弗朗索瓦·达尔郎啊这样一批这个法国海军的强势人物上任。 啊，才加速了法国海军的现代化建设。但是呢，刚开始啊，也是无济于事。直到三二年啊，这经济危机稍微过去点了，国力稍微复苏啊，再加上呢，面对来自德国海军德意志级袖珍战列舰的威胁，法国海军最终批准建造敦刻尔克号战列舰啊这样的这个呃造舰计划啊。 这个敦刻尔克级战列舰作为一战后法国的第一种新造的战列舰，在排水量、航速、火力、装甲厚度各项指标上呢，都超过了德意志级袖珍战列舰。然后就动工兴建黎塞留级战列舰啊，黎塞留很牛叉啊，那路易十三时候的首相啊，咱们很多朋友应该看过这个。 三个火枪手啊，这里边的大反派啊就是黎塞留啊。但是事实上呢，红衣主教黎塞留堪称是法国历史上管仲级别的改革家。法兰西之所以后来能有太阳王路易十四的辉煌，进而成为欧洲中心啊，就是黎塞留在路易十三时期奠定的基础啊。从这个命名上就能看出来，法国人对这级战舰的期望。 这级战舰在性能上不差于当时世界上最强的战舰啊，比如德国的匹斯麦级、英国的英王乔治五世级，那堪称是世界上最好的战列舰。非常遗憾的是，是吧？二战中的法国兵败如山倒啊！一九四零年五月十号，那德军在西线发起进攻，一个月法军全面崩溃啊，连埃菲尔铁塔上都被插上了这个纳粹的这个旗帜。 在临投降前啊，英国首相丘吉尔对法国总理保罗·雷诺说：“是吧？说你法兰西不能这么快就认怂啊，是吧？你接着打呀，跟希特勒呀死磕呀，是吧？巴黎不行，去里昂；里昂不行，你去马赛，是吧？法国本土打不下去，你撤到北非殖民地打；再不行，你就去越南啊！要不你要这么多殖民地干嘛呀？是吧？但是呢，雷诺告诉丘吉尔啊，说这个我们不打了。” 啊，你让我打，你们那儿有海峡做屏障啊，西老头的坦克开不过去，是吧？你站着说话不腰疼，而且一战又没打你们家啊，你怎么能够这个理解被战争折磨两次的老百姓的感受？所以我们挺不下去了啊，好死不如赖活着，我们夹着尾巴做人也是人，总比死了强。您呐，自求多福吧。然后就准备寻求跟希特勒全面停战。丘吉尔这个时候心中啊。 一万个羊驼在奔腾啊，是吧？既然非得和谈，那你法国的军舰得开到我英国来。你不打我，我相信。但是这东西要给了德国人，这就等于是为虎作伥，你这是资敌啊！就是丘吉尔没有等到雷诺的回复，雷诺就辞职了。这个时候，看似鸡肋的法国海军，终于成为各大国关注的焦点。 因为从实力上来看啊，法国海军不是吃素的啊！你不能拿村长不当干部，拿豆包不当干粮，是吧？一九四零年的法国海军是世界第四大海军，两艘战列巡洋舰，七艘战列舰，七艘装备八英寸口径舰炮的重巡洋舰和十一艘装备了六英寸口径舰炮的轻巡洋舰，那再加上这个二十七艘小型巡洋舰。 二十六艘驱逐舰，二十七艘潜艇，一艘航母啊，大大小小的军舰加一块将近三百艘。跟英国数量庞大但是多以老旧的海军舰只不一样，法国海军的绝大多数军舰都是二三十年代建造的新型战舰啊，比如说两艘这个战略巡洋舰“敦刻尔克号”和“斯特拉斯堡号”啊，是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 刚刚建造的啊，装备八门十三英寸口径舰炮，火力强大啊。另外，七艘战列舰当中的黎塞留号和让巴尔号是两艘即将完工的最新型战舰，装备了十五英寸口径，也就是三百八十一毫米重型舰炮。这放到哪个国家都是顶呱呱、夸啦啦的啊。所以这个时候，作为军人出身的。 法国这个领导人贝当元帅肯定是不愿意让舰队开到英国去啊，咱丢不起这人，烂在我手里也是我的。而且呢，在贝当元帅和魏刚将军眼里，法国舰队是目前停战谈判桌上最大的筹码。如果失去了他，德国也许会恼羞成怒，对法属非洲殖民地发起进攻。 利用好这个筹码，能为法国争取较为优厚的停战条件，而且贝当深信不疑，元气大伤的英国很快就会投降，舰队的归属问题根本就没必要谈，开到你那儿，早晚也归人德国。既然大领导是这么一个态度，这压力呢，自然就落到了法国海军司令达尔朗上将身上啊，而且是多方压力，是吧？ 在这个法国投降前啊，法国海军司令跟丘吉尔达成了一项口头协议。丘吉尔说：“啊，达尔郎，既然你不想把舰队开到我这儿来，但你千万别让德国人拿到法国的舰队啊！”达尔郎拍着胸脯：“老邱你放心，绝对不会这么做的，是吧？那是违背我们海军的传统和荣誉的，保不住舰队。” 我就不叫大耳狼，我叫大耳猪，行吗？啊，或者我叫大尾巴狼，行不行？是吧？丘吉尔一听，那就得了，是吧？这个国家都让人打成这德行了，你还大尾巴狼呢，是吧？美国政府得知法国要投降，也威胁达尔狼啊，说如果法国舰队落到德国人手里，那就是美法两国友谊的终结，那咱们俩关系就玩完了啊！从此之后反目为仇。达尔狼说：“你放心。” 啊，这事儿绝对不会发生，否则我就不叫大耳狼，我叫大耳猪啊！这美国，人，他他他少来这套啊，少来这套，是吧？大耳狼这个时候真是让人心疼啊，是吧？毕生致力于重建法国海军，他重塑了法国海军的辉煌，海军官兵个个效忠于他，只知有大耳狼，是吧？不知有法兰西。如果此时他像戴高乐一样有魄力，耍点横。 啊！私自下令舰队开往同盟国，也许啊，不会有他个人后来的悲剧。一九四零年六月二十二号凌晨，法国将军亨茨格怀着无比羞耻和复杂的心情，在贡比涅森林一战法国民族英雄福煦元帅专列上签署了停战协定。啊！一帮德国将领啊！ 在车厢里跳着舞，唱着歌，喝着啤酒，啃着香肠，嚼着猪蹄就着酸菜，别提多嗨皮了！一扫一战屈辱的阴霾。条约咱们前面说了啊丧权辱国到了极点啊！法国割让包括巴黎在内的五分之三的领土，每天要支付德国占领军军费啊！法国政府必须在各方面跟德国保持一致。贝当带着他的法国傀儡政府班子迁到小城维西 而达尔郎升官进爵了，成为这个维西法国的第二号人物。让贝当元帅和达尔郎将军很高兴的是，这个停战的专约第八条规定，德国无意利用处于德军管制下的法国舰队，达尔朗就没有必要把舰队交予德国人了。希特勒为什么这么大方啊？没有直接征用法国的海军，一方面。 考虑到法国民众非常强烈的民族感情，另一方面，大片的法属北非殖民地需要力量去防守啊。与其自己派德军，不如让法国人守着。希特勒并不害怕这个维希法军投降盟军啊，因为呢，他手里握有重大的筹码，就是自己留给法国人自治的那半个法国啊。根据这条协定。 法国海军这支世界第四大海军，主要集中在法国本土的土伦啊、北非的阿尔及尔、奥兰港、卡萨布兰卡几个港口，它的不幸也就由此开始。条约一签，英国人坐不住了。表面上看法国保住了军舰，德国人没有得手，但是条约就是一张纸，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主动权在德国人手中。 而且英国也不可能相信德国人能放弃送到嘴边的肉，这只是希特勒稳住法国人的缓兵之计。英国深信，一旦战局不利，德军就会立刻夺取军舰，到时候纳粹海军的战力会成倍增加。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又应验了十九世纪帕默斯顿首相说的话：“大英帝国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既然法国单方面停战，那英国就不能顾及昔日的袍泽情谊了啊！其实本身也没啥情谊，是吧？十九世纪以前都是非常仇视彼此的，是吧？甚至在法国民众心里，讨厌英国人更胜过讨厌德国人啊！因此呢，英国人就制定了一个大胆而危险，甚至有点卑劣的弩炮行动，目的是针对维希政权控制下的法国舰队。 皇家海军将领按计划予以夺取控制，必要时呢可以摧毁啊。丘吉尔讲啊，说这是一个痛心疾首的抉择，我一直担忧的最不近人情而且痛苦不堪的抉择，但是没办法，在当时丘吉尔的处境当中，谁是丘吉尔都会这样抉择。当时呢，法国这个舰队分布在。 呃，几个地方嘛，啊，最方便处理的是一支在英国普斯茅斯避难的法国舰队，啊，人你就这个没办法了，啊，动感地带啊，我的地盘我做主啊，给你水电一掐，看你咋办，是吧？而且法国水兵天性比较浪啊，爱去娱乐场所啊，英国人呢，在这个可以提前计划一下啊，洗浴一条街啊是吧？那个足疗按摩呀，啊，对法国水兵。 大酬宾啊，吸引他们来全套的这个啊管事服务啊，然后安排一下扫黄，一下就一网打尽了。这样一来啊，以洛林号战列舰、苏尔古夫号潜艇为首的二百多艘大小舰船，轻轻松松落入英国人手中。同样，在英属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一艘法国战列舰和四艘巡洋舰经过谈判，被英国人解除了武装。 但是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奥兰港和米尔斯克比尔的那支舰队就不那么好对付了。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